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八十三集。林青霄从指尖弹出一股灵气，轻轻一碰，骸骨瞬间变成齑粉，在黑暗中如萤火虫一般散开。洛寒抬眼望去。 发现好多地方都散发着荧光，如萤火般脆弱而短暂。骨质生辉，死后消散于天地间，不留任何杂质，这是很明显的先祖特征。每一个发光的地方，都意味着死了一个先祖。林青霄在洞穴深处发现一块黑色的石头，看气息，正是诛仙石。洛寒大受冲击。 他知道魔族世上道德感极低，可是他没想到魔族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。诛仙石可以吸收灵气，化为魔气。他们将仙族掳来后迷晕，像燃料一样扔在洞穴中，然后用诛仙石抽取仙族身上的灵力，转变成魔气后从管道输走，供上面的魔族修炼。等灵气抽干净了，被转化的仙族。 也折损了。诛仙石的转化效率并不高，可是对于魔族来说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效率不高，那就多抓些染料回来，简直是灭绝人性，倒行逆施。洛寒紧接着想起一件更可怕的事情：叶崇玉修炼那么快，是不是也有诛仙石的因素？他若不知道也就罢了，他若是知道，还安之若素的住在地宫之上。 将浸染着仙族鲜血的魔气转化为自己修为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洛寒想起叶崇玉叛魔那天的誓言。他说：“天道不公，仙界为善，所以才要逆天而为，报复仙界。”莫非这就是叶崇玉安心享受诛仙石的原因？洛寒当初看剧情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想想，这种自己遭受了不幸就要报复整个世界的人，其实也很傻逼。 人总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，而将失败归因于环境。叶重玉所谓的被仙界迫害、被亲朋好友背叛，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作出来的呢？洛寒忍无可忍，骂了句：“傻逼！”林青霄素着脸检查诛仙石的铺设管道，听到洛寒的声音，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林青霄没听懂这个词儿。 不过，从洛寒的语气来看，恐怕不是什么好话。洛寒摇头，愤愤地说：“没事，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？”林青霄站起身，脸色肃穆地说：“这里必须捣毁。我已经将这里的影像留影，等回去后禀报天地。接下来是开战还是赔礼，必须要魔尊给个说法。魔族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仙界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” 接下来，要么魔尊出面道歉赔偿无辜丧命的先族，要么是魔尊不肯，那就只能开战了。罗涵正要说话，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，似乎有人进来了。这里无处可躲，林清霄和洛涵只能暂时离开，等出去后再想办法解救这些先族，并不是一个小工程，仅靠他们两人之力远远不够。 而且，一动手就是和魔族撕破脸，必须一击必杀。他们今日出来的仓促，许多事情还没有安排好，起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不过好在这段时间，叶崇玉、雷烈王都不在王府，诛仙石并没有运行。地下仙族虽然昏迷着，可是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 等明日雷烈王回来，林青霄也有的是办法让雷烈王投鼠忌器，不敢运行诛仙石。只要情况不恶化，他们就有机会。洛寒和林青霄从地宫出来，一露面就被一汪水裹住。魔气管道的出口竟然是一泓温泉。不过洛寒转念想想也是，魔族追求享乐。 连修炼场所都修得穷奢极欲，极尽享受之能事。能一边泡温泉一边吸收魔气，岂不美哉？这个温泉里魔气充裕，洛寒还好，林清霄很快就感受到不适了。洛寒见林清霄不舒服，用手势比划说：“我们赶快出去。”林清霄点头，两人上浮，马上就露面的时候。 岸边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林青霄吓了一跳，立刻按着洛寒藏到最近的一块石头下。这红温泉是自然形成的，两边还保留着凹凸起伏的石壁。林青霄和洛寒藏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下，石头的空间并不大。此刻温泉中无人，水面清澈，他们要想不被上面人发现，就只能尽可能贴近。 洛寒脊背靠在嶙峋的石头上，下意识的移动。他才刚动，被林青霄按住腰。距离太近，林青霄怕惊动外面的人，所以没有使用避水术。现在温泉的水自然浸在他身边，他的衣袖和头发被打湿，湿漉漉的贴在两人身上。洛寒的衣服同样是湿的，其实他刚刚只是想换个位置而已。 但是现在声音已经靠近，他不能再动，只能屏息凝神，僵硬地贴在石头上一动不动。岸上的脚步渐渐走近，过了他们头顶，又慢慢远去。洛寒和林清霄都松了口气，可是还不等他们放下心，岸上的人似乎停住了，站在水边和另一人说话：“雷九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哎。 我来看看魔眼的情况，这段时间，温泉里可有异常？没有，小人一直在温泉旁边巡逻，保准没有任何人进来。雷九还是怀疑，他脚步一转，朝水边走来。真的，二哥和三哥那里毫无动静，二哥总觉得事情不对劲，特意让我们加强巡逻，将每个关口再检查一遍。他们今夜不可能不行动，没有去楚院，多半。 就是在其他地方了。洛寒亲耳听着雷九脚步声逼近，最后停留在他们头顶，许久不动。洛寒心提到嗓子眼儿。他和仙、魔、妖都不同，他的身躯更大程度上和人类似。人的躯体像神，人需要源源不断的和外界进行能量交换，神也一样。原本天地万物都可以是洛寒的能量。 所以，洛寒体内没有能量源，也不会像仙族一样在体内储存灵气。他本可以直接吸收水里的魔气，可是现在雷九就站在上方，洛寒不敢吸收魔气，生怕被雷九看到变化，只能憋着气。但是憋气是有限的，洛寒很快就感受到缺氧，迫切的需要呼吸。可是此刻雷九还站在上方，怀疑的扫视着温泉。 就在洛寒几乎忍不住要上浮的时候，唇上忽然附上一股凉意，清静的灵气顺着林青霄的唇慢慢渡入洛寒口中。温泉清澈，一切一览无余。洛寒眼睛骤然瞪大，看着林青霄的脸在他面前放大，完全反应不及。他没有想到守卫去而复返，没有想到水下无法呼吸，更没有想到林青霄会用嘴为他渡气。 灵气顺着他的唇进入洛寒唇齿间，隔着水，他感觉不到林清笑的嘴唇是什么触感，只觉得一切包裹在温水中，连他送过来的灵气都带着水泽。洛寒愣住了，许久没有动作。灵气渡过来后没有吸收，渐渐有多余的气泡溢散到外面。雷九还没走，若是被他发现水中的灵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林清霄只能将唇贴得更紧些，不让任何一丝气体逸散在外。洛寒终于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的吞咽，将唇舌间的灵气咽下。他这样做完全是本能。等咽下后，他想起来，这是林清霄从体内渡给他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不仅是间接接吻，这是间接深吻。洛寒更尴尬了。 他才刚刚动了动，腰就被林青霄握住。林青霄紧紧贴着他的嘴，用手臂禁锢住他的四肢，让他不要乱动。洛寒的手下意识放到林青霄的臂弯，不知道该推开还是该握紧，一时之间无所适从。温暖的带着硫磺味道的池水充斥在两人中间，洛寒能清楚的看到林青霄眼睛线条优美，睫毛纤长卷翘。 眼珠清润，里面正倒映着他缩小的倒影。他鼻梁高挺，此刻正抵在洛寒鼻子上，他最能感受到他鼻骨的笔直流畅。贴这么近，依然好看的不像样。林青霄现在头发和衣服被打湿，越发有种仙人迷乱的近断感。洛寒感觉到他握在自己腰上的手极其用力，不知道在忍耐。 还是在克制。两人此刻紧紧纠缠，嘴唇相贴，可是谁都不敢动，就是单纯的赌气，没人敢活动舌尖或者牙齿。洛寒胡思乱想好半天，他都没注意到上方没人了。林青晓猛地松开他，两人浮上水面后都剧烈喘息。洛寒这才意识到雷九已经走了。 洛寒在温水中蒸冲好一会儿，终于迟钝地抚了下唇。林清霄已经浮到岸边，他回头看到洛寒的动作，耳朵爆红，赶紧转过头去，绷着声音说：“听刚才那人的说法，今日雷烈王给我们设了圈套，我们得赶快回去了。”“嗯。”洛寒反应过来，低低应了一声，迟缓地往岸边摸索。 他现在脑子都是懵的，根本没法协调四肢。林青霄见他动作笨拙，只好握住他的胳膊，在水中将他打横抱起，凭空脱离水面。林青霄动作轻巧，即便出水也没有发出太大声音，唯独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涟漪。洛寒吓了一跳，本能想要尖叫，等反应过来后，赶紧捂住嘴唇。 他本来以为离水后会很冷，没想到衣服和头发瞬间变干，除了发尖微微发潮，竟然没有其他感觉。这自然是林清霄的手笔，可是他自己的头发反倒是湿的。洛寒心中暗叹，他伸手握住他的头发，小心翼翼用法力烘干。林清霄感觉到洛寒的动作，他忙着赶路，并没有管。 洛寒手指卷着林清霄的头发，一抬头就能看到她的侧脸，棱角分明，沉静美丽。他刚刚从水中出来，越发显得白皙如玉，清而不妖。洛寒不由感慨：林清霄平时总是一丝不苟，他以为这就是她最好看的样子了。 没想到他稍微没那么整齐，衣冠四散飞散的时候，远比平时诱人多了。洛寒胡思乱想着，将一缕湿发烘干，他换了缕新的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林清霄刚刚为他烘干衣服，那贴身里衣岂不是……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